瘫坐在座位上的魏琛扬起脖子，深深的吸了一口，而后伸手将烟摘下，娴熟的朝旁一弹烟灰，结果那只来得及深吸了一口的香烟就这么从指尖中滑落了。魏琛望着自己微微发颤的手指，呆了呆，勉强挤了个笑容出来。 <laughs> 不服老真的不行啊！ 三十一岁就在称老，听起来似乎很可笑，可是，在职业圈里，这确实是一个爷爷级的年龄。迄今为止，还从来没有在职业圈里出现过的年龄。你看那个家伙，魏晨朝那边示意了一下，叶修望去，就见刚刚下了场的包子也是一脸的不甘。不过，这家伙可不是一个人生闷气的主。 正在和罗辑说着刚才的比赛中如何如何，并真人角色扮演《荣耀》中的流氓，施展拳脚比划着技能，各种生龙活虎。反观罗辑，虽然没像魏琛那样虚脱一般，但一个半小时的团队赛打下来，也确实累得够呛。再听包子在旁喋喋不休，眼前都快冒星星了。唐柔、乔一帆。 安文逸，参加了团队赛的另三人，此时都一言不发的坐在座位上，脸上也是疲态尽显，同时还有的都是不甘。所有人此时显然都还在对比赛的结果耿耿于怀，至于因此而起的现场嘘声，倒是压根都没去理睬。哟，歇着呢，得意洋洋的一声。 众人回头一瞅，就见孙翔兴意盎然的溜到了星星这边。看到众人扭头注意，立刻鼓了鼓掌。比赛很精彩，不错不错。不过只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在决赛相遇啊？真是让人着急。陈果气，正待将这家伙赶走，一旁孙哲平突然开口：“你是谁？”孙翔一怔。 说话这位貌似没在星星见过，但是假装不认识自己这大神的伎俩，倒是早就见识过了。孙翔这次没被撩拨起来，冷笑了一声，反问了一句：“你又是谁？”“我是你爷爷。”“我靠！”累得半死都懒得理会孙翔的诸人，听到这个回答，纷纷精神一振，各种仰视。 这个回答真是太强势，太出人意料了。孙翔果然招架不住，气个半死。你胡说什么啊？我是不是胡说？回家问你爸去，不要在这碍眼了。你你，孙翔，你个半天，多个字儿也没说出来。结果孙哲平理也不理，手一挥，招呼众人走，回了，这就走了。 还想多坐会儿呢，真叫累。魏琛嘴上这样说着，人却已经站了起来，一瘸一拐的往选手通道那边走去。也不知他是怎么操作了一番，连腿都伤着的。其他人随即也跟在了后边。现场观众看到星星的人要退场，连忙送一最高潮的嘘声。陈果一脸的不忿。 不过，孙翔的心情却是因此好转了不少。站在选手席那边，朝观众们摇摇挥手，好像嘘声就是为他叫好一般。回到酒店的星星一行人情绪当然也高不了，喷两下孙翔这种事儿，完全无法掩盖比赛失利所带来的失落。陈果一直盼着叶修能说点什么。 结果，这个家伙始终一言未发。回到酒店，就好像平日一样，和众人招呼了一声，就回自己房间了。看到其他人也一个个的回了自己房间，陈果心里哪能踏实？啊前后脚的就追进了叶修的房间了。房里，魏琛平展的趴在床上，像个尸体一样动也不动。 叶修倒是又开了房间里的电脑，很有兴致的在那上网。心情不错，陈果没好气，对于叶修的反应，他特别不满意。你不用太紧张，什么意思啊？新人不稳定是很正常的，毕竟现在的对手不是只用鼠标就可以随便打过的。那你至少也对他们说点什么吧？去说什么？ 告诉他们，一场胜负很正常，不要气馁，下场努力。你觉得咱们队的选手是需要听这种话的人吗？我，陈果觉得叶修应该去说的，就是这种安慰外加鼓励的话。可是听叶修这么一讲，转念再一想，兴欣的几位，唐柔，这样的失败只会让他更加精神，他需要激励。 乔一帆，有过职业选手经历，结果却是完全没有出过场的超级小透明。他已经有过这种超强的挫败感了，一场比赛的失利，他会放在眼里。罗辑，星星战队里人见人欺的家伙，深知自己的弱小，享受失败的打击对他而言已是熟能生巧的一件事。安文逸。 超级理智冷静的一个人，失利的负面情绪对他而言只是轻松消化的一碟小菜吧。再然后，包子刚下场时就能在那儿和罗辑眉飞色舞的检讨这场失利，这是受了打击。再再然后就是魏琛了，这会儿呼都打上了，睡得多踏实呀，大概已经忘了刚刚比赛输的现场一片嘘声了吧。 陈果愣住了，因为他发现叶修说的对。安慰、鼓励，这种东西，星星战队的人完全不需要，因为这些人都有他们各自的调节手段。其实这个时候说一下也是好事儿。一直以来我们都很一帆风顺，哪怕遇到无极这样的职业队时，都能压倒性胜出，这样看起来很美，但其实会掩盖掉许多问题。 你不会觉得我们的战队已经完美无瑕了吧？当然不会。所以说，早一点发现问题也好，早一点解决，总比遇到真正的强敌时爆发出各种状况要好得多。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这一场比赛来看，问题也不新鲜，就是新人的稳定性。叶修说着，电脑屏幕上却已经放出了这场比赛的录像。 包子我就不多说了，他时不时的脱线，有时会是对手的困扰，但有时也会是我们自己的麻烦。就像上次和无极比赛时找不到路一样，这样的问题他会有第一次，也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种性格造就的因素恐怕不好解决，团队方面只能加强我们战术的容错率；单人方面的话，积累经验可以较好的解决这种问题。经验多了。 面对同一状况时的选择就会越多，从概率上来讲，发生脱线的几率也就越低。再然后就是祈祷了，祈祷他出幺蛾子的时候伤到的是对手，还不是我们。叶修一边说着，屏幕上放的也是包子的比赛。这场三比七的比赛中，出战单人赛的包子丢掉了一分，原因就是有了状况外的发挥。 至于其他人，在团队赛里暴露的更明显一些。小唐顽强好胜，越是逆境越容易出状况。说实话，作为擂台赛选手的话，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团队里他的爆发有时会造成和团队脱节。这场比赛中表现就尤为明显。说起这种现场，小唐真的应该好好参照一下两位选手。哪两位？孙翔。 那个二货，嗯，孙翔是反面教材，尤其是上赛季的加时比赛，多有这种个人爆发却和团队严重脱节的现象。小唐可以多看一看，正好他们还是同职业，可以由此考虑一下，在那种状况下，什么样的节奏才能真正给比赛赢得转机。哼，我就知道，那另一个人呢？当然就是周泽楷了。 他也是一个爆发型的选手，但却能用自己的爆发引领团队的胜利。真论个人技术，孙翔其实并不比周泽楷差，但要论战术素养和阅读比赛的能力，周泽楷甩孙翔 N 条街。小唐需要提高的就是这方面的能力。哦哦，那其他人呢？一帆的状态是所有年轻人中最稳定的。不过他虽然有过职业选手经历。 但事实上也没有正式比赛的经验，尤其转练正轨以来更是如此。在局面较为混乱的时候，他的思路就不够清晰明确了。这种犹豫有心理原因，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这种科班出身的职业选手会不由得将自己的风格套路化。眼下他需要找出一条适合他自己正轨之路。职业的学习和积累他已经完全足够了。哦。 罗杰的话， <tsk> 目前实力还是偏弱，当其他人全力发挥的时候，他是跟不上节奏的，这点也强求不来，只能等他继续进步了。他的提升空间还是挺大。至于安文逸，他基础不错，这段时间来的专业训练让他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两个月来的集训也让他积累了不少应对高水平场面时的经验。 他的问题和他最初表现出的缺点一样，反应有些慢。不过他很聪明，他在试着用更精准的节奏控制来抵消自己偏慢的缺点。可是这毕竟是比赛，不是打 boss 呀，只是控制节奏，这无法应对许多突发状况吧？你说的这个问题，他也找到解决的手段了，是什么？预判，他会用预判来预先做好应对。 放心吧，随着经验的积累，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牧师的。哦，至于老魏，年龄就是他的问题，这些只能靠他自己用意志力来克服了。